课文三，在家里，你知道吗？大卫找到工作了，太好了！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？从下个星期一开始。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，希望他能喜欢。上班。